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一百零一集。林崇玉脸色越发阴沉，那就是说，你承认你们确实动了手脚了？哼， <laughs> 是又如何？ 魔族护法大大方方承认了，魔眼只会诱发内心深处的想法，让你去做你最渴望的事，可不会硬逼着你阵前反戈。说实在的，那日大公子割断对面绳索，反手将一切甩给林青霄的时候，可是熟练得很，连我这个魔族都看呆了。这一切果然是你的诡计，是不是那日你在湖边见我时动的手？你如此暗算我。 我和中山绝对不会放过你们。哼， <laughs> 是你自己心术不正，勿要怪我。魔族依然无动于衷，戏谑道：“你现在还有脸面代表中山吗？你体内已生魔气，回去后一旦被人发现，你的少主自然做不成了。说不定还会被中山当做叛徒清理门户。等你死了，林青霄就是名正言顺的少主。” 你处心积虑这么多年，最后全是给他人做嫁衣，这就是林崇玉的心病。希尔米海内灵气驳杂，他尚且可以用受伤掩饰，一旦出去，他将避无可避。他必须在希尔米海内就将魔气的事情解决。林崇玉想到这里，心生悲愤：天妒英才，苍天何其不公啊！ 明明他一千年来勤奋刻苦，拼尽全力；作为儿子孝顺体贴，作为弟子勤加修炼，作为少主兢兢业业，为中山付出一切。他没有做一件坏事，可是世道却偏偏要推着他滑向深渊。这次的事情，他分明是无辜的，他被魔影控制，他一身不由己，凭什么后果要他来承担？ 而林青霄却如此被天道偏爱，林青霄什么都没做就可以坐享其成。林宠玉怀着对天道不公的愤怒问：“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如何拔出魔眼，脱离控制？”魔族护法含着笑：“很简单，修魔。当你体内的魔气强大到一定程度，就能轻而易举的吞噬魔眼。修魔。” 林崇玉皱眉，矢口否决道：“不行，我是仙，怎么能修魔呢？”魔族护法摊了摊手：“那就只能引渡了，将魔眼引渡给其他人，你就解脱了。”林崇玉沉着脸不说话。魔族护法看到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引渡的人选不也是现成的吗？刚才那个女子，天生灵草，无论受了什么伤、什么毒。” 都能治愈，这简直是绝佳的颅顶体质啊！不被炼为颅顶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林崇玉暴躁，怒喝道：“放肆！你在说什么？”“哼， <laughs> 装什么装啊？你难道没有动过这个想法吗？”魔族护法嗤笑着说：“修炼本便是逆天而行，每一次进阶都来之不易，越到后面，就越容易出现心魔。” 体内气息也会经常躁动。你们仙族为了减缓心魔的发作，搞出什么清心寡欲、太上忘情那一套，哼！ <laughs> 但是这只是治标不治本，没有人可以真正忘情。前期越压抑，后期心魔反噬才会越重。但是我们不一样，我们顺从本心，想杀人就杀人。 想纵欲就纵欲，顺从身体的欲望，才能看清真正的本源。林崇玉不屑的嗤了一声：“哼，确实。所以魔修修不到高阶就会爆体而亡，仙族到了后期，无非是囿于瓶颈不得寸进。魔修修炼倒是快，可等到后面，一个个都无法控制体内暴乱的气息，全都走火入魔，害人害己。你们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。” 有什么资格指点先族的修炼方法？可是现在却不一样了。魔族护法露出暧昧的笑意，忽地逼近林崇玉：“你的那个小美人儿，不就是解药吗？只要你让她练习双修心法，慢慢将她的体质调整为炉鼎，她可以净化暴乱的气息，又不必担心会被损坏，简直是绝佳的顶器。有了她之后。” 可以放心提高修为，而不必担心心魔，修炼将如有神助。我是真的诚心招揽你，只要你入魔，我会在王爷面前为你引荐，日后宏图霸业尽在掌中。何必非要局限于仙界，为势必不属于你的少主之位委曲求全呢？林崇玉还记得上次的教训，立刻避开。 魔族护法也不在意林崇玉躲开，他轻佻地挤了挤眼睛，似有所指道：“只要事成之后，与我分享一二即可。”林崇玉反应过来魔族护法是什么意思，勃然大怒：“你做梦，绝不可能！我是中山大公子，仙界人人称颂的英才，我无论如何都不会与你们同流合污！”魔族护法见他几次三番拒绝。 也来了火，魔族护法正要说什么，突然表情一顿，似乎接到了什么消息。他在石海中听完后，脸色大变，神色莫测的瞟了林崇玉一眼。林崇玉被这样的眼神看得本能警惕，他皱眉问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魔族护法冷笑：“哼，不愧是兄弟，原来你和他早就串通好了。” 声东击西，故意吊着我玩。林崇玉眉毛皱得更紧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还装？魔族护法阴恻恻的看着林崇玉说：“枉我真心为你考虑，原来从一开始你就在算计。你故意装作中计，在这里拖住我们，他就能趁机脱身，带走吞元兽。”哼。 你们倒是好计策呀！难为大公子如此深明大义，甘愿做弟弟成名路上的踏脚石。林崇玉根本不知道魔族护法在说什么，可是从字里行间，他慢慢勾勒出一个令人恐惧的真相。你是说，林清霄已经带走了吞元兽了？哼， <laughs> 还装！魔族护法嗤笑。一个月前。 他和他的队友就带着吞元兽离开希尔米海了。现在，他们四人已经抵达三清天了。林崇玉脸色已经完全变了。一个月前，他们围剿吞元兽时，林青霄和洛寒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。林崇玉以为林青霄失踪了，还暗暗寻找过林青霄许久。原来林青霄并不是失踪，而是功成身退呀。 现在林清霄已经在天宫，他离那些星君那么近，若是林清霄说出当时的事情，天宫诸多星君先入为主，这将对林崇玉大为不利。魔族护法最开始真的以为林清霄和林崇玉里应外合，故意算计他，可是现在看林崇玉的表情，仿佛并不像是装的。魔族护法慢慢觉出味儿来，这件事，你也不知道，不必林崇玉回答。 他的脸色已经暴露一切，魔族护法可算好受了些，他痛快的笑了一声，身影化作虚影，慢慢隐没。哼，好一出同室操戈，你下不定决心，林清霄却已经开始算计你。我花尽于此，你好自为之吧。林崇玉知道魔族护法是为了诱惑他入魔，故意歪曲事实，可是不知为何。 魔族护法方才的话一遍一遍在林崇玉脑海中回放。魔族修炼快，云梦汉炉鼎。林崇玉将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赶出脑海。这时候他眼睛一凝，看到树下草地上落着一本书，那里正是魔族护法刚刚站立的位置。林崇玉走近，慢慢拿起那本书看，《起云心经》。 林重玉回去的时候，刚巧听到素隐月和护卫在僻静处争执。小姐，吞元兽至今都没有找到，二公子也下落不明，我们如今应当尽快找到吞元兽和二公子，为何要在这里耽误时间？素隐月的声音传来：“表哥伤还没好，需要静养，我们在这里等一等，等表哥伤好了，一同上路。”护卫对此十分不赞同：“小姐不可。” 您现在是林山的门面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林山。外面所有人，都在追寻吞元兽和二公子的下落。您作为二公子的嫡亲表妹，龟缩一隅，不闻不问，传出去，外人要怎么想我们林山？大公子有伤在身，留几个兄弟在这里护着大公子即可，其他人尽可继续赶路。可是表哥伤势未愈，若是魔族回来偷袭，这么几个人怎么打得过？ 护卫的声音中满是恨铁不成钢。小姐，您醒醒吧！这一个月来，我们什么都没做。之前大公子执意要追魔族，好不容易找到魔族的踪迹，大公子不等援兵，非要自己迎战，结果受了伤。昆山、骊山等家族早就对我们颇有微词，如今，难道还要为了大公子的伤弃正事于不顾吗？你放肆！ 苏隐月大怒，呵斥道：“表哥的事就是正事，你不必再说了。表哥之言如同我之言，如果被我知道，你们再有人敢非议表哥，那就滚出灵山。”林崇玉听了一会儿，默默隐身离开。他刚退后不久，通讯令牌亮了，古行星君发来命令，让所有弟子无论身在何处，即刻起立即撤离希尔米海。 吞元兽已平安抵达天宫。非洲在路上疾行了一个月，昨天晚上刚刚到达三清天。天宇星君念在他们舟车劳顿，让他们先去休息，任务的事儿等天亮了再说。在路上漂浮了一个月，就算是天宫的非洲全速赶路时稳定性也不怎么好。洛涵睡了一个月来最安稳的一觉，一觉睡到自然醒。 他起来后询问外面的侍者，得知林清霄一早就去面见天书院诸位高官。叶子南是云州王世子，在天宫也是有些家族旧故，如今他来到三清天，自然是要去拜访的。只剩下洛寒和邹继白两个真闲人，无所事事，无处可去。洛寒不想和天宫的人打交道，他现在实力尚弱，不宜冒险。 高手修炼到一定程度是可以和天地产生共鸣的，普通仙人看不出洛涵是天道，但是天地肯定可以。虽然洛涵觉得以他现在的卡位根本碰不到天地，但是万一呢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还是尽量苟着吧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